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一集。林青霄早就得知鹿晗来了，他表面看着镇定，其实内心非常尴尬。这时候他倒感谢他天生表情冷淡了，他放下笔。 抬起头时的神情依然从容不迫。天斗，洛寒对这种场景十分习惯，说：“你在忙吗？我想和你商量下上古禁术的事。”林清霄点头，起身走到侧点伸手示意洛寒坐。洛涵熟稔地坐好，在他的潜意识里，林清霄是他的男友，他落座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区别，依然如往常一般坐在林清霄身侧。 林青霄半边身体绷起来了，他不习惯和别人靠这么近，他想要拉开距离，但是他身为天帝，躲避有失体统，他只能暂时忍着，打算接下来找机会避开。洛寒一无所觉，伸手倒了两杯水，分别放到自己和林青霄身前。林青霄低头盯着自己面前的茶水，慢慢拿起来。 林青霄发现越来越多不同寻常的地方，比如洛寒有很多小动作，看起来和他非常亲近；比如说话时会不自觉靠向他，会习惯性坐在他身侧，会和他做相似的动作，这都是无意识的行为，恐怕洛寒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这得是两个人非常熟悉才会养出这种习惯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习惯？ 或者说，他亲近的、习惯的那个人，为什么是他呀？洛寒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丝毫没有身为人质的自觉，依然自在的和自己家一样。洛寒问：“你知道上古禁书的细节吗？他为什么会被放出来？”林青霄压住繁杂的想法，淡漠的说：“魔界对仙界防备极重，许多消息根本传不过来。” 前线探子回报，似乎是叶重玉去找云梦寒时，偶然发现了上古禁术。后来战局紧张，叶重玉为了取胜，便铤而走险发动禁术。洛寒点头，若有所思。仙族和魔族力量体系截然相反，无论是仙族卧底在魔界，还是魔界往仙界安插探子，都很容易被发现。 这就导致了战时仙魔双方谁都没法探知对方的动向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弊端。洛晗努力回想当初看过的原文剧情，不确定地说：“我倒是知道一些，但是时间太久，可能已经记不清了。诛仙台和云梦寒被挂城门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林清霄点头，这也是他无法理解叶崇玉和云梦寒的地方。 洛晗继续说：“那次云梦涵跳下诛仙台后，落入魔界地下河，阴差阳错被暗河带入毕氏巫族村落。这只巫族是女娲传人，已经隔绝人世几万年。其中他们的大祭司你也认识，就是现在跟在云梦涵身边那位。云梦涵当时失魂落魄，大祭司救了他，在救治的过程中对他渐生情愫。后来大祭司对他表白，云梦涵不愿意接受。” 就连夜离开了巫族村子，误入险境，被叶重玉所救。现在这条时间线上的大事件发生时间普遍比洛涵经历过的晚。洛涵穿越后，误触时空漩涡，被扔回中古大战，在那里林清霄的修为突飞猛进。等他们回来时，天启纪的时间才过了一个月。这样一来一回，林清霄的修为相当于倒追同龄人几千年。他修为提升得快。 后面飞升上仙，发现魔神调查禁术等事都发生的快，玉净瓶里的魔神碎片提前暴露。那时候在任的还是前代天帝，天帝为了守护仙界和平，和禁魂同归于尽。但是在这个时空，林清霄没有去中古，他按照正常的步调修炼千年，飞升上仙，然后再一步步往上攀爬。 玉净瓶没有被人发现，叶重玉也多了更多的成长时间。可是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，虽然晚了很多年，但云梦涵的挖心危机还是发生了。云梦涵被叶重玉吊上城楼，流产，跳下诛仙台，在诛仙台下的河水中，玉净瓶里的禁魂察觉到合适的宿主，悄悄寄生在云梦涵身上。 巫族暗河每一百年现世一次，出现时间地点随机。那一次又正好连接了魔族地下河，云梦涵因此被带入巫族，结识了巫族大祭司。只不过这次没有洛寒等人找过去，云梦寒和禁魂安安稳稳在巫族村子里住了很久。要不是巫族大祭司突然表白，恐怕云梦寒还能继续住下去。但是大祭司的表白吓跑了云梦寒。 云梦涵连夜离开，禁魂没有时间吸收巫族人的血，竟然阴差阳错的保全了巫族村子。既然如此，玉净瓶的封印本该没有打开，禁魂也不该被放出来。那么上古禁术为什么还是现世了？是谁打开了封印呢？而且巫族大祭司出现在云梦涵身边，还投入魔族阵营，这是很不正常的。 就算巫族大祭司再恋爱脑，他也终究是一族祭司啊，负责守护村子和族人。论理，他不该离开巫族村落。大祭司出现在外面，多半巫族村子后面还是出事儿了。这些事情和洛涵经历过的截然不同，他只能依靠菩提树给他看的剧情猜测。然而，在原文剧情中，并没有着墨于背景。 只写了云梦寒连夜逃走，遇到危险被叶重玉所救，两人继续虐身虐心，在床上重归于好。床戏倒是很详细，但是逻辑线却非常薄弱，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剧情发展而发展。叶崇玉等人被林青霄步步紧逼，急需帮助，那么上古禁术和巫族大祭司就出现了。至于出现的契机是什么？ 从哪里找到，如何触发，都被一带而过。洛寒越来越怀疑，他到底是不是穿书？原文剧情的主观性实在太强烈了。和云梦涵有关系的事情会非常详细，而且充满了个人情感色彩，比如他和叶崇玉的虐恋心路历程，比如恋爱戏、床戏大写特写。和他无关的事情，比如战争。 派系斗争，巫族村子的后续，全都一笔略过。洛晗有种直觉，解决上古禁术的办法就在这里面。之前解决上古禁术是天地和禁术同归于尽，如今天地已经换成凌清宵，洛晗肯定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他需要找到其他不需要任何人的牺牲就能平稳解决禁术的方法。 林青霄并不知道所谓原文剧情的事儿，他听到洛寒说起云梦寒和叶重玉争吵和好的细节，意味深长的看了洛寒一眼。洛寒大概解释了一遍，说：“但是我知道的也断断续续，我只知道云梦寒被叶重玉带走，两人和好。至于上古禁术是怎么发现的，巫族大祭司为什么会出现，我都不得而知。” 这些已经够了，林青霄说：“我们不知道，总会有人知道。只要知道了大致方向，剩下的事情尽可让人去查。”洛涵习惯性接话：“让谁去查？”林青霄停了一下，随即淡淡的说：“无忧城。”仿佛完全不觉得他身为天帝说出这种话来有什么不妥。魔界对仙界封锁严格。 想打听魔尊的事儿，只能通过无忧城。洛寒听到这个名字，喃喃的说：“无忧城，是长治久安大明城，长命百岁无忧城里面那个无忧。”林青霄点头：“正是。无忧城名义上属于魔界，其实并不听从魔尊号令。天界也有很多自治州，比如中山、乌云十六州等地。” 但是无忧城的自治和天界还不太一样，无忧城那是完全不打理魔尊，他们有独立的出入道路，独立的经济来源，不接受魔界调遣，也不向魔尊缴税。总之，只要给钱，让无忧城做什么都可以，包括刺杀魔尊。林清霄自然不需要通过无忧城来刺杀叶重宇，他比较喜欢自己来。 但是打听叶崇玉的相关消息，倒可以借无忧城一用。洛寒忽然激动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去无忧城吗？什么时候出发？”林清霄微顿，暗暗皱眉。他可从来没考虑过让洛寒离开天宫，更别说去那种三不管地带。毕竟关押神灵这种事情不是什么好名声，一旦传出去，麻烦也不小。 但是洛寒一副要出去郊游的兴奋模样，兴致勃勃地盘算带什么东西出门。林青霄见状，不得不提醒他：“无忧城是刺杀之城，鱼龙混杂，对你来说太危险了。”洛寒抬头，一双眼睛睁得圆溜溜的，理所当然地说：“不是还有你吗？”林青霄再次停顿：“他有说要自己去吗？前线还在开战，他大可以派人去无忧城买消息。” 自己去前线等待成果，何必亲自动身呢？但是对着洛寒的视线，林青霄竟然没法说出不是。洛寒见他不答，疑惑的眨了眨眼：“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难处吗？”林青霄中了邪一样说：“没有。”那就好。洛寒松了口气，兴冲冲的问：“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” 林青霄一句话没纠正，最后误会越来越多，奔向一个截然相反的结果。他想了想前线一百万大军，心想：暂时离开几天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。那就让他们再等等吧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